课文二，在医院吃药了吗？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吃了，现在好多了。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医生说下个星期。药，身体，出院。 出。